人类历史上，有无数曾经存在过的文明，被湮灭在漫长光阴的淤泥之下，腐朽或是凝成化石。也许沿着历史与未来纵向观察，此时此刻，正是第八星系下沉的开始。你们几个。 我去看看。你跑什么？彩彩彩彩彩彩虹彩虹病毒！警报！发现感染者！警报！发现感染者！这小女孩根本不在排查名单里啊！队长，一个六岁的小女孩，在从未靠近过重点防疫区域、从未离开过自己家的情况下，感染了变种彩虹病毒。 两小时内，已经连续接到五个疑似病例，病毒可能已经扩散了。妈的，还是没能控制住。医院已经被人群包围了，福柯带了一组自卫队的人架枪维护秩序，也被堵在院墙里了。魏队长，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，爆发起来就……要不然公布真相吧，告诉他们这是变种病毒，我们现在也没有抗体。不行，别扯淡。第八星系关于彩虹病毒的记忆太深刻，现在变种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自己也不算清楚，贸然公布只会加重恐慌。 我们没有攻系力，也没有完全控制银河城的能力，乱起来会很被动。要我说，魏队长，把感染者都隔离到医院，然后随便找点葡萄糖盐水什么安慰剂发一下，这种时候希望比抗体管用。可是希望是假的呀！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现在多拖一刻是一刻。嗯，我去跟将军汇报一声。 润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Prie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《残次品》第二期。知道了，先按黄鼠狼的办法拖延，调集机甲车封锁银河城。注意，这路怎么回事？先生。 半个航行日附近有剧烈能量反应，我们马上要进入不明武装的活动区。如果不切断通讯，远程信号被扫描到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。是一支机甲战队，那个霍普给我们设了陷阱。霍普呢？老娘要骗了他！血的味道，嗓子已经发炎了。丽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暂时还没有。战龙， 收缩精神网，注意隐形。战路好像半天没话唠了，是又被禁言了吗？如果控制不住疫情，图兰卫队长联系不到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他会收拾战斗力，快速撤离银河城。必要时会考虑用一枚导弹来防止病毒扩散。可是，彩虹病毒在第八星系杀死了三点六亿人，救活了一个我。 我生来就亏欠这个地方。我记得在工厂地下仓库的时候，图兰卫队长曾经问过你：极端情况下是否考虑联系中心？中心是什么？啊！我在离开联盟之前，给白银侍卫安排了去处，其中除了白银九机动待命外，其他人分别潜伏在陆星在各星系的旧部附近。我和白银侍卫之间。 建立的是三要素的联系网，三要素：远程密钥、中转中心与备用中心。联盟突遭海盗入侵，伊甸园破碎，我和白银守卫的远程联络全部断开。我的中转中心选择在沃托，但沃托也已经失去控制了。 <laughs> 你这个运气啊，以后一定要远离赌博。哎，那你的备用中心是什么？ 一个我十分信任的人，联盟军委第一负责人乌尔夫元帅。乌尔夫元帅，不是坐镇在天使城要塞吗？如果这边真的走投无路，是否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向联盟求援？见到中三后，我现在不敢信任天使城的任何人。中三曾是联盟军委重点管控的军备，他是怎么流出联盟的？ 可是听说伍尔夫元帅还在主持军委工作，如果到现在海盗都没能完全占领世界，那是不是能证明证明他清白吗？哼， <laughs> 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和海盗分赃不均，或者他的盟友并不是占领沃头的光荣团。几个月前，我在原艺人那里遭遇过一次彩虹病毒，综合抗体对他有效，说明凯莱亲王卫队手上没有变种病毒。我猜。 阿瑞斯冯甚至连女娲计划都不知情。女娲计划的资助人来自联盟的可能性，比来自域外大。今天林怎么有耐心掰扯自己的想法了？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联盟的背叛者很可能也不止一方，但后者比前者可怕的多。战罗，他的心率和体温现在怎么样？心率略有些上升，应该是情绪起伏的缘故。体温正常。 也被感染的可能性不大，有可能是用彩虹病毒重塑身体的时候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抵抗力，又或者单纯只是运气。战龙，把你的备用权限全面开通给陆必行。先生，你不是说不会像陆将军一样转交我的权限吗？是啊，不小心大言不惭了。那么最高等级的加密内容呢？暂时先不要向他泄露。 当你评估后认为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拒绝他所有不利命令，并把基因比对的全部资料发给陆将军当年的旧仆，你能联系到的任何人。明白。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就像您现在一样。少废话，我需要一支掺了强力安眠药的营养针。那个霍普，倒不一定说了谎。这一对机甲都是小机甲，型号也不统一，跟反乌会那种重甲压阵。 中型机甲列队的财大气粗不一样，我怀疑是碰巧了。战路，拿两只营养针。是先生，给。一会儿有场硬仗要打，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吃东西，先补充点能量。嗯，这么体贴的叮嘱，不是他会做的事情。陆信把战路留给我。 是想让我成为联盟的利器，而我把战路留给你，只是想让你能自私自利的好好活着。不对劲，林非常不对劲。机甲战队里肯定有通讯内网，如果我们再靠近一点，你能想办法在对方不察觉的情况下侵入他们的内网吗？营养成采样分析完成，大剂量时具有麻醉效果。林建恒，怎么？ 有技术性困难，没看出来呀，林大将军，您还有表演天赋呢。要不是去那破白银要塞当将军，影帝大概已经拿了一沓了吧。好啊，林影帝，看来是时候演一出对手戏了。我尽量试试。战龙随时能测量我的生理反应，先让格里夫降低我的体温，再来点降压药，降低心率和血压。怎么样，能行吗？ 那，哦，那个，没问题，我正在尝试。这些混账骗子们是不是都觉得脾气好就代表好欺负呀？嗯，好了，每架机甲的编号和位置我都同步给你了。刚刚，哎，这个不是反误会的标志吧？是自由军团，就是你那几个学生第一次开机甲误闯的地方。他们不是在域内外贩卖芯片毒品，声称不参与战争吗？ 结束，对方基地主力部队已经被引开。收到，标记十个航线日内所有已知跃迁点，屏蔽区域内远程信号。我们这是正好赶上了域外海盗内讧，自由军团在联盟内外扩散他们的鸦片计划，通过植入芯片培养人体兵器。这倒是和反乌会的女娲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难道这些自由军团的人也是奔着这个来的？嗯嗯。 怎么，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嗯嗯，哎，喂，陆步星，喂，既然给我打了安眠药，那就别怪我借机耍流氓了。就是这隔离服太碍事，碰不到他的身体。算了，就先在他腿上躺会儿吧。你个王八蛋，给我等着！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搞来了一批生理盐水。这谎撒得太大了吧？有效就行了呗。医院隔离间里的情况很不好，银河城的居民们身体素质普遍低下，发病不到二十四个小时，死亡人数已经控制不住了。哎呀，能瞒一会儿是一会儿吧。唉，看看图兰队长有没有从霍普这掏出什么好消息吧。白队长，我的信仰要求我永远诚实。 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别人，因为质疑组织结盟光荣团的决定，我在战前就被他们流放到了凯莱亲王手下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联盟的军事部署，也完全不了解域外发生了什么。人命关天，你们这种邪教的神经病还知道什么叫人命关天？我只是想帮忙，少他妈放屁！再不老实！ 我就把你们海盗发明的十大酷刑都端出来，让你尝尝。魏队长，像银河城这样的地方，终年鸟语花香，万物都能蓬勃发展。只有人们饥寒交迫、蝇营狗苟，你不觉得这是不对的吗？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您与其在这里逼问我。 不如赶紧去想其他能解决这场灾难的办法。你们看好他，我去指挥所等将军消息。是。先生，你的体温在升高，乳酸代谢也在加剧，体力明显不支，不建议这么雄暴露校长。医疗舱。 就是这么在生态舱外面看着我的吗？隔着舱盖，隔着营养液，他当时在想些什么？将军，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取悦你而存在。我代表校董会决定授予您我校荣誉博士学位。我还攒了缘分，每天攒一点，攒了这么多年，不就遇上你了吗？将军，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冷。 第一次，我想去接触一个人，只是恐怕没有机会了。战罗，把他送进医疗室，封闭保护。再给我准备一个生态舱，仿照女娲计划的标志，打上那个人头蛇身的女人像，仿造一份病毒实验报告。是，先生。 把网发送到指定坐标，机甲内全面消毒，然后你们返航。是先生，生态舱进入发射轨道。先生，您确定要断开与我的精神网联系吗？确定。发射进程终止。什么？抱歉，先生，作为人工智能，我在主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有说不的权利。每时每刻以保护您为第一优先级，这也是我前任主人留下的权限设置。 这是露西留下的遗言。陆校长，格里夫的小伎俩躲不开我的扫描，但幸好我们俩是一伙的。战卢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！哇，战卢，你的精神网范围太大了，我见过的那些重甲没有这么复杂的精神网。这，这已经是收缩过的吗？是的，陆校长。陆校长，我不推荐您这么做。他要干什么？ 这该死的生态舱为什么不是透明的？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不然实在控制不住这个疯狂的混蛋。你有什么推荐吗？他把生态舱给锁了，我我怎么能弄开？哦，会了。陆皮星，快住手！生态舱已解锁。真毒！ 还用上人工锁了，把他们松开，滚！哎，你不觉得我们俩这样不好看吗？像抢棺材板的僵尸跟盗墓贼。这我没穿隔离服，不松手是吧？好，啊这小孩的话要干嘛？生态舱上半部拆除完，哎别照他眼睛，会伤害视力。替我挡住光的是陆比行的手。 格利夫脱了，这家伙长得真是好看，五官也许未必毫无瑕疵，但每一处都彼此呼应的恰到好处，能让人揣摩品味很久。唉，可是这么精良的包装，就包了这么个玩意儿吗？心那么狠，那么不讲道理，你疯了吗把我的手放开！你才疯了！你给我出来！你。 你，你！你冰冷的唇，这就是整个联盟最刻薄的嘴唇吗？原来这个人的嘴唇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，像个冰冷昂贵的瓷器。原来这么柔软，这么灼人。 看见花开。抱歉，我的精神网上会留有最近十天的影像记录，之后会自动替换删除。请问方才那段需要永久保存吗？不，呃，不，不用，谢谢。嗯，战路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他单独说。好的，陆校长，您真的比先生礼貌多了。 长呢？他刚审完霍普，回指挥所等林将军那边的消息了。操！完了！怎么了？有个男的，他装成药房护士，混进孩子的隔离间了。操！见了鬼了！这他妈银河城的市级医院居然还有人工医护！最关键的是，那孩子已经死了，我们没有抗体，被关在隔离间的病人只能等死。他全都知道了。啊！喂，将军。 如果我之前是侥幸没被感染，那么刚才有那一下，这个侥幸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吧？ <coughs> 如果我没被感染是因为当年被彩虹病毒改变了体质，那我可能就是不会感染变种病毒，也没必要隔离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你都没有理由再赶我走了吧？鲁比西，趁着你被卡在破生态舱里占了你的便宜，实在抱歉。 我帮你出来，你你别骂我，让我抱一会儿。将军，你这一辈子有重视的东西吗？有拼尽所有都要守护的东西吗？你说第八星系是个荒野，必要的时候考虑舍弃这里的野人，可我觉得不对。 对你来说，第八星系、第七星系，甚至沃托，恐怕没有什么是必要时不能抛弃的吧？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你魂牵梦萦，让你觉得这一生不管漂泊到哪儿，都一定要回去，然后终老在那儿的吗？有什么亲人、朋友，甚至明恋、暗恋的人？ 可以让你一直惦记着，让你担心自己离开以后他会过得不好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都要挣扎着回到他身边，好好看他一眼吗？其实没有吧，林。我觉得，你有时候只是联盟上将当惯了，不管遇上什么事，随便尽一尽义务，万一死了也就死了，问心无愧，对吧？ 连我爸这么个人，都把结束乱世的期望，寄托了一部分在你身上。可是他不知道，你根本不想担这个责任。我我还没说完呢。有问题课后再发言。你把我丢在机甲里返航，自己去送死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英雄，还是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没心没肺、苟延残喘下去也无所谓的白痴。 你是不是还觉得我说喜欢你只是闲的没事消遣着玩儿？即使当真也当的有限，过几天就忘了，对吧？可是你是我第一个这么喜欢的人，你能认真一点，过点脑子，好好看看我吗？林静恒，你怎么能这样？ 而这一回，也许是我气得有点缺氧，也许是纠缠的视线与呼吸产生的自然反应，我像个无知的幼兽，被气味吸引，尝到了一点甜头，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。 <sighs> 怎么可以这样？ 尽快离开，不要拥堵，也不要在人群稠密的地方聚集。谢谢啊，下一位。哦，拿到抗体以后尽快离开，不要拥堵，也不要在人群稠密的地方聚集。他这根本不是抗。那人说根本不是，不是抗体。我好像听见了。那他们发的是什么？你们拿着抗体随便找个药房化验一下就知道，这里面装的根本只是没用的安慰。三里面那个姑娘呢？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抗体。 这是什么？怎么来了这么多机甲？还有神剑？是要商杀人灭口的吗？不是，那是地上整个第八星系的医院资源都被我调过来了。实验室研究员、医疗物资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服从安排！你敢找事儿，老子先一枪崩了他！ 对于林这样的人来说，表现出一点自己的喜好已属稀罕，坦白内心的悲欢，更是难以想象的冒险。他的胸口有一个坚硬的壳，平时把自己压抑的、不肯正视的东西，一股脑的锁在里面，自己眼不见心不烦，久而久之，自己都遗忘了。 的美，衣领上的余味，那淡淡的无奈，是我无价的挚爱。让时间原地停留，欢声笑语已足够。默默要为我捡起一片星空。 你冰冷的唇，如同冰雕城门，我拼命敲开它，融化殆尽崩塌，就像一个气球满是爱，心脏陷入你的风暴，不停地摇摆。 喜欢一朵花，无需看见花开。爱你不必强求结果。漂浮的太空舱，承载着我一生宝藏。情话唤醒你，你是唯一。